德军迅速突破波军防线之后，以每天五十到六十公里的速度向波兰腹地突进。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空前规模的机械化部队大进军。在这场大进军中，德军装甲兵创始人古德里安成功的实践了他的装甲兵理论，率领德国第十九装甲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既是这个第四集团军的中路。 又是集团军的攻击前锋。开战之后，古德里安率部迅速突破波兰边境防线。九月一号渡过布拉西河，九月三号推进至维斯瓦河，完成了对波兰走廊地区波军波莫瑞集团军的合围。德军的闪电战使波兰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这是波兰人。 也是全世界第一次领教了闪击战的滋味。波军统帅部以为战争会像以前一战那样缓慢的展开，德军先用轻骑兵进行前卫活动，然后以重骑兵进行冲击，然后步兵跟上，哎，这么三板斧、三件套，是吧？哎，我按照这个对付这个的准备去准备。 所以，对德军大规模使用坦克和航空兵的闪击战毫无准备，并且呢，波军统帅部又对自己的军事力量过于自信，同时呢，还指望着英法两国的援助啊，因此就把这个部队啊全部部署在德波边境，认为只要实施坚决的冲击，就可以取得胜利。 这种毫无进退、伸缩弹性的部署，使波军在德军的高速度、大纵深推进之下，不是被歼灭，就是被分割包围，或者呢，就成为留在德军后面的孤军，抵抗迅速瓦解。希特勒这个九月份到波兰战场视察嘛，啊，看到波兰军队尸横遍野的场面，就问古德里安说：“这是我们的轰炸机干的吗？” 古德里安说：“不是，是我们的这个呃，坦克干的啊！波兰骑士高举马刀、长矛，是吧？冲向德军坦克，这勇气过人呐，就跟义和团抱着一罐子尿扑向八国联军的机枪一样。但是最后伤亡惨重。但即便如此，波兰军队不像那些不战而降的人，抵抗是很英勇的啊！也大量歼灭了德军的有生力量，比如德国第三十步兵师，几乎就是全军覆没。” 但是由于波军装备落后，啊，特别是战略指挥思想落后，打到九月二十八号，这个华沙守军向德军投降。十月二号进行抵抗的最后一个城市格丁尼亚也停止了抵抗。德国正式入侵波兰呢，是在三九年的九月一号，可在那之前的这个三九年的八月二十五号。 德国的这个“石勒苏伊格荷尔斯坦因”号战列舰就以纪念一战阵亡将士为由，对当时由国际联盟管辖的淡泽自由市进行所谓的友好访问。但是，这个“荷尔斯坦因”号战列舰的舰长啊，这个克雷坎普上校很清楚此行的真正使命。他来之前，德国海军总司令雷德尔上将就下达了命令。 啊，在德国入侵波兰的“白色方案”正式开打的时候，德国海军要负责摧毁波兰海军，封锁海岸线，堵塞港口，破坏波兰的海上航运，确保德国在波罗的海上的安全。长官指示克雷坎普上校把军舰停泊在但泽市北部郊区。为啥呢？这儿呢有这个有一个要塞啊，叫维斯特普拉特要塞。 是波兰军队呢驻守的一个要点，所以德国军舰来到这儿就是提前占领有利位置，然后等待正式开始的时间啊，也就是九月一号凌晨四点四十五分。好像这处要塞的波兰军队发动突然袭击，可是到了九月一号四点十七分，就是开战前二十八分钟，德国海军的荷尔斯泰因号战列舰就用四门二百八十三毫米主炮。 向六百米外的维斯特普拉特要塞的波兰兵营和阵地开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枪啊，这不能叫第一枪了，第一炮其实就是在这儿打响的。当时但泽呀是国联管辖的自由市，既不是德国的，也不是苏联的，所以这个波军在这儿的驻防人员少的可怜。驻守维斯特普拉特要塞的是波兰第二零九步兵团的一部。 只有一百七十六名士兵、六名军官、一门七十五毫米炮、两门三七炮、四门八十一毫米迫击炮和二十二挺重机枪。维斯特普拉特要塞位于这个波兰的但泽港口，是个不大不小的小点儿。说是要塞，其实没有真正的防空洞或者地下隧道，只有五个混凝土小型前哨，隐藏在半岛的森林和军营里面。 再有呢，就是一个有壕沟和路障的防御系统。九月一号五点十分，十八架德国轰炸机摧毁了基地内的设施和全部飞机。啊，为了保存实力，波兰海军所有的舰只奉命疏散到海上，只有两艘老式炮舰用他们弱小的五门七十五毫米炮支援陆军兄弟。为了这个攻占要塞。 德国人除了动用战列舰上的二百八十毫米和一百五十毫米大炮之外，还调来了二百一十毫米榴弹炮、一百零五毫米加农炮和空中支援。维斯特布拉特要塞受到攻击之后，波军指挥官苏夏尔斯基少校向海尔半岛发出无线电讯息求救：“我们正遭到攻击，德军的这个射击呢，引发了猛烈的火灾。”八分钟之后。 德军的战斗工兵炸毁了路桥上的铁路。由三个排精锐德国海军步兵组成的突击队自荷尔斯泰因号登陆，打算打波兰守军一个措手不及。这时候，所有人都认为啊，这将是一场轻松的胜利。但很快，德军发现自己陷入波兰军队精心布置的伏击点，德军受到隐蔽火力的攻击。 同时，地面的铁丝网有效地限制了德军的行动。波军士兵还用榴弹炮遏制住德军的挺进和攻击，并且几乎击中了格尔斯坦因号战列舰的指挥所。德国海军步兵疯狂地向荷尔斯坦因号发送无线电，啊，表示我们伤亡惨重，要求撤退。到了八点五十五分。 德军再度尝试进攻，结果碰到地雷啊、倒落的树木、还有铁丝网这些障碍物，更重要的还有猛烈的炮火攻击。德军再度失败。在这一天的这个战斗当中，波兰方面一人阵亡，七人受伤；德国海军步兵十六人阵亡，一百二十人受伤。总共投入行动的德军士兵是二百二十五人，可以讲是伤亡过半。 要不是波兰军队指挥官苏夏尔斯基少校经过几次骑射之后下令节省迫击炮弹药，要不是这样，德军的伤亡肯定更为惨重。随后的几天里，德军用舰炮、重型野战炮持续炮轰半岛，把半岛打得跟月球表面似的。九月二号，又用六十架俯冲轰炸机进行轰炸，直接命中了波兰军队的五号警卫室造成八名波军士兵阵亡。 德军空袭造成的浓雾遮盖了整座半岛，也摧毁了波军唯一的无线电台和全部粮食供应。德军观测员认为没有士兵能在这场空袭中存活。但是接下来9月3号和4号的战斗当中，德军所有的攻击又被波兰军队击退。在此期间，波兰国家广播局每个早上都向全国播放：半岛仍在持续战斗。 用这个消息来鼓舞士气，但这个时候维斯特普拉特要塞德军是进攻受挫，其他战场却推进的非常顺利。这会儿呢，已经达到了波兰首都华沙的外围。到了九月七号凌晨四点半，德军再度猛烈开火，一直到七点才停止。啊，还用火焰发射器摧毁了维斯特普拉特要塞二号警卫室，一号、四号警卫室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 被围困的波兰守军缺乏足够的药品和水，终于无力再战。九点四十五分，波兰守军举白旗投降。在维斯特布拉特要塞，波军的表现给德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波兰这个指挥官苏夏尔斯基被俘的时候，德军主指挥官坎贝哈尔德将军特别允许他继续保有他的佩剑啊，这是对一个军人应有的尊重。 在战争爆发后一个礼拜，在维斯特普拉特要塞仅有百余人的波兰军人成功牵制了多达三千四百名德军士兵和一艘战列舰。本来波军统帅部给维斯特普拉特要塞守军的指示是在进行十二小时象征性抵抗后可以选择体面的投降，但是守军在战斗中多次击退德军地面进攻，三分之一战士受伤。 十六人阵亡，德国方面则付出了二十倍的代价。波兰守军足足坚持一周，当继续抵抗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的时候，才宣布投降。二战结束之后，维斯特布拉特要塞成为波兰的国家圣地，受人瞻仰。除了维斯特布拉特要塞以外，最后一块 波兰海军死守的土地是波兰海军总司令约瑟夫·温鲁格海军上将领兵驻守的海尔半岛。这个时候，波兰政府都已经流亡罗马尼亚了，首都华沙都沦陷了，海尔半岛已经成为波兰海军最后一处基地。在让德国陆海军付出沉重代价之后，十月一号，温鲁格海军上将下令海尔要塞停止抵抗，并且率领士兵投降。 这位乌恩鲁格将军呢，出生于一个日耳曼化的波兰贵族家庭，他爸爸是一名普鲁士陆军少将。一九一八年波兰独立以后，乌恩鲁格将军加入波兰军队。二五年开始呢，担任海军总司令。德军入侵前夕，他策划了保存波兰海军实力的“北京行动”，跟跟这个咱们首都北京没有任何关系啊，使波兰海军。 在波兰亡国之后，流亡英国期间，还能继续与德国作战。温鲁格将军被俘之后，受到德军极好的待遇。德国人一直希望他能加入德国海军，但是呢，被他这个言辞拒绝。德军的这个将军在战俘营里度过了整个二战的岁月。战后因祖国被苏联占领而流亡英国，直到九十岁高龄才去世。 对于波兰海军的英勇奋战，后世呢有这样的评价：说，在一九三九年九月，波兰的海军将士们在波兰民族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强大而凶残的纳粹没有击倒他们，他们最后放下武器，并不是懦弱贪生，而完全是由于听从上级的命令。波兰海军的红白双色旗帜将永远飘扬在七大洋之上。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